锵锵三人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嗯，今天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号。对，这个。 是个什么节吗，马博士？啊，像打光棍的节日啊，打单腿儿。 <laughs> 为什么光棍儿够可怜了，还要打光棍儿？不是有一句话吗？我打光棍。没错， <laughs> 就像打地铺一样，是吧？当你自己说打光棍，就是我是光棍嘛。不是从另外就说我打你这个光棍。 <laughs> 所以呢，什么都算是个节啊。呃，我也跟这个大家报个歉。这个时候呢，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是在休假期间，这个跟大家说过哈，如果是有什么。 呃，最新的新闻，那么我们是赶不上的，对 <laughs> 吧？因为我总得休假啊，这个要请大家抱歉啊，呃，就是因为我也要过节嘛。你要过节？ <laughs> 又婷，你算女光棍吗？我算啊，算吧。 算啊，都没结婚，没结婚，没男朋友都算了，没有公开结婚就没有公开结婚就，那你没暗中？我不太确定。 <laughs> 对对对对，没有公开结婚。哎，史上最多的光棍是今年哪的？一一年十一月十一号。有偶尔的情人算光棍吗？偶尔情人？什么叫偶尔情人？一天的情人？哎，你像那个村上春树那写那小说里，他有一种生活方式，我都替他算着，每个星期五下午。 有一个别人的老婆，家庭主妇到这儿来跟他度过一个性爱的下午，对吧？洗个澡，身上很清爽。内地对那种那种叫什么？内地不是有两个字形容吗？那什么？炮友吧？ <laughs> 是啊，我看到村上春春树写了这个，就想起内地也叫炮友。对，炮友，炮友算光棍吗？炮友变朋友，朋友变老公也正常。 <laughs> 不算，不算，没有感情都不算。 哦，我觉得 <laughs> 没有重点是说，我觉得看了一下哈，因为光棍节之前，内地的媒体很多人在讨论嘛，网络也是讨论哈，我不太能理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的，觉得好惨，我今天还是单身，男的单身，女的单身，打光棍哈。 他们没有想到，那是非常快乐啊，那是你黄金时代的，还没进入婚姻这么残酷、这么不人道、不道德、不卫生的制度。 <laughs> 不卫生。 <laughs> 以前，你这为什么不来好好来庆贺他你的光棍的身份哈？你看他脸上全是对他光辉岁月的回忆是吧？ <laughs> 那我是不太能理解哈，我可能要这个还是要经过过来人才明白这种差别。永远都是这样，就结婚的人都告诉我说，昨天。 停不要，你现在是最好的时刻。然后呢，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你到底想为什么那么你想要追求婚姻是为什么呢？”这样子，然后你什么样的婚姻你觉得很满足呢？我说啊，如果这个婚姻里面可以让我做我自己的话，多好。他说：“如果你想做自己，那千万别结婚。你现在就已经在做自己， <laughs> 对只有单身才可以。” 我 surprise，我想说，大家不都说你们要追求一段感情，那个人可以让你做自己吗？然后可是一个长辈跟我说，如果你想做自己，那千万别结婚，因为在婚姻里面你不会有自己的，是吧？你知道，就是他们老是批评我，像张建英老师哈， <laughs> 他老批评我，他觉得我有歧视女性的观点，可是也可能吧啊。但是我总我总是觉得啊，这个女的啊，就是个瞎搞，你 <laughs> 不是她就是那么，就是说你要不就一个人，但是她不是。 他要他要找个人，对，但是他要找个人呢，他又要你让我要有一个我一个人的空间。我哎，这么说吧，我对女人的一个歧视吧，就或者说我的偏见吧，是我认为一般来说女人她总是想找个人的，男人也是不是吗？不用都都是吧。我我我需要补充意见哈。 重点不在于想找个人，男的坦白讲也要了安全感，什么到一个地步，因为就算你很多女朋友，你每天要考虑下班之后找谁来约会，也是很累的事情，要计算很多成本哈。问题是说很多。 不， <laughs> 问题是啊，这成本不一定是钱，时间，时间钱，倾家荡产的。对，然后重点是说很多女的，不一定是全部的女的哈。重点是说，她们想找个人的时候呢，往往找一个人回来，又想把他改变。比方说，他喜欢一个什么很很外向的、很活泼、很多很懂得跟人家交往的人，找回来之后呢，他又想把他改变成只对他好。 只对于着他一个人，这个情节叫做什么？美女与野兽嘛，永远你爱上一个野兽，然后又想把野兽。 改为变成一个王子，很听你听话的王子哈。这就跟你买车，嗯，明明人家车子已经设计好一定的性能，但你买回来就是要多加个涡轮， <laughs> 多加要加个钢圈，你就是要把人家顶坏掉，让它跑比较快，是一样的道理。加东西还好， <laughs> 你真的能够比较快还好。但就是改问题你对问题是你买回来的非法改装，你知道吗？ <laughs> 现在就非法改装，你买回来之后完全想把车改为一条船啊。 他说想把一个电单车改为一个脚踏车，哈，我觉得重点在哪里？突在那边。我我问你，你享受不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我享受啦，其实享受吧，因为我有一些这个闺中密友啊，我就是一些姐妹啊，我就发现有的人，她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生活很多年了，当然可能中间呢有个炮友什么的也可能，对吧？但是呢，她慢慢就觉得，往往这种女的还是三高人群。 是吧？高血脂啊，高血压， <laughs> 也包括也包括职职业啊，收入也高，对对，文化也高。实际我认识的人长得也漂亮，是，大概就要求啊也比较高。慢慢之后啊，你去他们家，哎呀，他一尘不染，非常干净，对吗？然后呢，他慢慢就觉得有个短期的男朋友，这个男的在我这儿住啊超过一个星期，这个女的不行了，他就老是觉得我还是得。 一个人就是他慢慢还是觉得他形成了一个人的生活惯性。是，可是呢，呃，对于女人来说呀，寂寞是本能。她也，总个再强的女人，她午夜梦回啊，她也觉得 <laughs> 是。但是她那个就真的只是。 呃，我应该是说，像我也是单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就是说，只要回台湾啊，或者是跟我家人相处，那我们会住在一起的时候，呃，没有。但是你在住了五六天以上，你不是说不喜欢，那你就开始觉得压力就来了，就觉得哎，我已经没有办法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到底怎么会连跟家人相处都已经这么随性的时候，你都还是有一点点心理上的压力？那你怎么去跟一个很更加陌生的男生？ 去相处呢，所以我就发觉，如果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脱离光棍，那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心里面有一种声音，是我没有妥协，我不想妥协，就是因为我还是 enjoy 现在的情况嘛，就是我要承认，就是我可以满足由于我自己现在的生活品质，我想去看什么电影，我想吃什么，我从来不需要讲。 假借他人的力量，我可以自己完成的时候，那另外一个人到底要来做什么？然后我也承认说，曾经在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要追你啊，或者是试着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个性上的不合，我现在就好累哦。是，我真的就算了算了就。 就离开吧，我也我也不要选了，好不好？你想怎样就怎样，我也不想改，我连改变的力量有时候都没有，哇，我何必呢？我明天自己开心就好，何必找一个人来烦？ <laughs> 没错，就是说啊，你不吃粗粮了吗？你要你要吃细粮，对吧？嗯， <laughs> 可是可是我听又听你这样说的话哈，我是老头了，老头的感觉是说，他表示你爱那个人不够深。 假如那个人有某种魅力，让你爱他够深的时候，那种什么一点点的不自由、不习惯，你都愿意，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你清楚明白，你爱这个人够深的时候，你根本不想失去他。对，但像他这样一个饱经沧桑啊，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 <laughs> 不是在恋爱的战场上是吧？已经冲杀了很多年的人来说， <laughs> 是不是越来越难就非常投入的？ 能够放弃一切去爱上一个人，这种感情难以出现了。对，当然他曾经沧海了嘛，看多看到太多的好的男人或者坏的男人，你觉得吗？你你难道说你觉得你还会像呃十几岁的啊小小女中学生？哎呀，爱上一个人，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跟你走遍天涯，什么我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你觉得你还会吗？其实我觉得难就是难在，我还坚持这件事情哎。 我说真的，如果你我不坚持这件事，我只要一个好，就算大家现在说的，呃，有有一点呃，有点财产财产啦，有房有车啦，然后对我也不错的男生有没有用？但是他那个感情，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不是那么纯粹？像我们不一定要十几岁，或我们心里中对爱情那个完美的理想不到，所以我现我没有办法。 委屈在这件事情，我我多我认为是委屈啊，就是委屈或者是妥协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要承认是说，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我可能对爱情还有一定过于天真或者是过于完美的一个想象，所以我现在是光棍，我没有办法。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说是我条件太高，那个条件高不是在于外在的条件，那个条件在于心灵层面上，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我今天讲这句话，他可以懂，是不是？他可以跟你就是真的不顾一切，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件我们想做的事，等等，就是那个感情上的那种纯粹啊，现在很难了啦。 那个纯粹，我觉得现在，包括对男生都不相信这件事情，没有人相信这件，你你找不到一个跟你相信爱情还有纯一样是纯粹的人。我们是相信，你们相信吗？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观众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你放弃你的一切嘛？就 <laughs> 我们我们可以啊？可可以吗？对啊，你放弃你的一切。你先试试他，他不行了 <laughs> 再来找我。对，可以。两位电话留一下，两位。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讲，就是我们都相信的啊。 <laughs> <laughs> 但是有一句话，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这个爱情啊，总是要有所复利的。复利就是说啊，它呀，呃，跟现实一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的变化。这你承认吗？承认。对吗？你比如说，咱们俩要是去来个 vacation，我觉得可以。东京之恋是吧？咱们就休假两个星期之内，我们俩人什么都别谈。 我们可以来一段傲世豪情，对吧？非常纯粹。但是呢，你们两个回了香港以后啊，你们事儿就多了。事儿在别人一看，哎呦，我们俩是同事啊，同事搞在一起， <laughs> 跟公司里他们八卦呀， <laughs> 那跟他们怎么解释？然后呢，哎呦，我们俩真在一块儿吗？房子住在哪里？哎呀，钱怎么办？你的爸爸对我妈或者妈妈，你的妈妈对我是什么印象？我的家里人对你又是什么印象？嗯，这这这些事情，你发现没有？ 他渐渐的在让你那个特纯粹的东西在变质，不会啊，那个纯粹的东西才可以支撑你去解决这些烦的事情啊。你解决了吗？ <laughs> 到今天没解决。就是先没找到那个纯粹的人啊，那个纯他他不相信的时候，我讲什么他不相信，或者是他觉得存疑的时候，我要先把他变得跟我是同个频道，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共鸣。我我我我我我现在感我我现在感觉吧，你不大容易嫁的。 <laughs> 不是，我不是说你嫁不出去， <laughs> 我我是说 <laughs> 光棍检长这件事你也太硬。不是，我是说以前叫文道说过一句话挺好的，他说中国的有些女性啊，她是拿这个嫁人结婚呢作为改变个人命运的一个机会，是改变生活方式，你知道吗？这种女的实际是要嫁的，因为生活所迫嘛，她确实她生活上就需要嫁人。那么，但是像你呀，我就发现人呐存在一个。 两项比较，其实就是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吧？你也就是说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好，那么在爱情方面呢，我就可以挑剔一些，挑剔挑剔挑剔挑剔。你每次你有一种懒惰，你知道吗？你想，哎，反正我昨天我自个儿在屋里过得挺好啊，那么难道我还要投入这个有风险的，或者我觉得稍稍有点不靠谱的事情吗？那就算了。 可是别忘记哈，别忘记人是往前走了嘛。所以刚文涛说你好像不容易嫁，嫁不出去 <laughs> 等等哈。这个可是我也见太多类似的例子，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放弃了，找个人吧，找个让你舒服的，你能够控制的啊，控制他的男人，你就嫁出去。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到明年的今天，你突然接到又听的喜帖，啊，我就嫁了。 而且嫁给你的上司， <laughs> 也是也是同事嘛？ <laughs> 他没这么他没那么早到更年期， <laughs> 对，就可能 timing 没到，所以 timing is everything，就时机是时间是何说的是。问题是哈，我我收回放弃两个字哈，我说改变吧，人会比较原谅自己的改变。原谅自己，对，没错，人啊是一种处境的动物，真是见步行步，就走一步看一步。今天的你。 所有的因素和条件合在一起，让你过这样的生活。其实这一百个条件里头，只要有一个条件改变，可能一切就都改变了。而且甚至说，找个人这个生活呀，我老觉得。 对于有的人来说呀，你知道这个这个光棍成瘾的，嗯，光棍能成瘾，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老实说，他要是真是一个个人生理的需要，他也一样有办法满足，对吗？那么慢慢，而且特别是你知道，这个自己挣的钱自己花，自己买的房子自己一个人住，哎呦，这个感觉呀，那是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就是自，就是为什么他们说我自由到自闭，你知道？ 我我我也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就喜欢一个人就自闭。那个自闭的程度，为什么我要上瘾呢？那种自闭的程度能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到邻居家串个门啊，你都脸红，你知道吗？就是 <laughs> 都或者都激动，都心想到要去串门都激动，就是成瘾。 一种生活方式，做光棍啊，所以文超不适合你哈， <laughs> 记住。 <laughs> 那就我还是相信。但是你得现在法律上是单身。那这个这个是重点，我你可以为了很多不同的理由打光光棍哈，有人是成瘾，喜欢自由等等。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哲学社会的层次来坚持来打光棍，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度啊，他觉得这是不好的，这是罪恶。 我不能进入一个制度，说把一个人看成我的财产啊，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而且我只能属于你。说难听了，从某个角度看，结婚一夫一妻啊，就是说我们互相的生殖器官啊，只能互相来使用哈，不能给第三者使用哈， <laughs> 给第三者使用，你这是不道德还是犯法等等等等哈，他不相信这一套。 他不愿意来支持这一套，所以他就不结婚，没没资格当光棍的就开始批评 <laughs> 一夫一妻制，像 <laughs> 你言言以明志， <laughs> 我对这很不满意。所以啊，这个结论很清楚嘛，你的选择你应该很清楚，就是一样没选择。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他说这也有一个问题啊？现在。 为什么有些优秀的女的，她们总是在破坏别人家庭？ <laughs> 不是，我不是说不是，就是她碰见的，老是有老婆的呢。因为年龄到了。 你的生活的朋友，因为人脉是累积的，这跟工作的人脉是一样。你工作多久，他就跟你从第一年开始一直累积上来。所以，包括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在我这个年龄，他们都结婚了。而我在透过他们认识的朋友，大部分也都结婚了。所以，我生活群当中不结婚的是比我小很多的人。那你不可能去跟那样的男孩子，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太幼稚了，还有他们没办法，就是他们觉得他没办法掌控你。 男生还是觉得他嚣要这就是所谓女权。咱们那天讲女权，你说在西方有些很极端的女权分子，他认为啊，整个你这套模式都有问题。为什么呢？说啊，女的要找一个跟自己这个相当的啊，或者说高于自己的，对吧？但是呢，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玩一个小男孩？就像男人贪恋少女的青春的身体一样，你欣赏的是这个男孩子的他的天真。 他的朝气啊，他的胸肌，你在玩这个，你为什么不能这样的去跟一个人淫乐呢？不是， <laughs> 就是就娱乐，不是。但是男生不有有些时候是男生自己会却步，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心灵上掌控嘛。而且我说，如果你说肉体什么，这反而容易很多，就是心灵上比较没有。 没有搭在一起。如果一个小男生二十五六岁，他现在还是想要 party every day，每天晚上兰桂坊喝酒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跟他。 很认真，的或者是说他在拼事业，因为他二十五六岁，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事业上比较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但他们还在起飞的时候，所以他可能每天都在工作。那你已经有一定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你的时间跟他时间也搭不上，所以这是现实生活。所以就是我那天看见一段这个名人名言啊，好像是美国的一个一个女的说的啊，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说啊，男人通过吹嘘来表达爱。 女人呢，通过倾听来表达爱，而一旦女人的智力长进到某一个程度，她就很难找到一个丈夫，因为在她倾听的时候，内心。 必然有嘲讽的声音在响动， <laughs> 你你是不是有这个体会？有时候听我们听我给你砍什么的时候，实际你心里边这……对，其实这边做了一个主要品，有没有？这边想说这两个，正侮辱我们的感感感情， <laughs> 我太实在，我们太熟。 <laughs>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让马家辉休息休休息一下，平静一下我的心情广告之后见。 刚平静下，刚 <laughs> 刚平静下来。那 <laughs> 我刚是反而是想到说，经常你我们一直说什么女性主主义者嘛，对，动不动的说男性侮辱他们等等。嗯，像有时候啊，有不同的侮辱的方法哈，像女的对男也是。 <laughs> 像我在想，假如今天一个男的公开说两个女的，你两个啥差啥什么，那不得了了，马上会变成一个说可能是万千的女性。 观众去痛骂的一个嘉宾，OK 啊？假如是一个女的公开说你两个傻什么的时候呢？嗯，大家我们看看，对，可能网上很多女性的观众要留言，说得好，这两个真的是傻什么 <laughs> 我想骂他们好久了。 <laughs> 真的，谢谢你这样子。我好怕被你们的女粉丝骂。所以你知道吗？我是男人，我很检讨，我我很了解。 百分之九十的男人都是傻子，要不就是坏蛋。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妥协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性别素质就是这么差。不是说素质差，是说我应该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男人没有长大的，就是我们女人误会了。最大误会就是以为男人是成熟的。No，就是当一个男生在你面前越不成熟，其实或许表示我们是更更亲密的，因为他可以展现他不要武装的那一面。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期待，会不会就比较不会觉得？ 对，所以说相应的也是，你知道，作为我们男人哈，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女人是原来是不听话， <laughs> 这个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听话？对，原来我们认为女人是听话的，或者咱们一旦相爱之后啊，你就要听话，你知道这个女人不听话。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收藏家，啊，抱着他那一屋子石头，我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不喜欢女人？他 <laughs> 说他们比女人听话。 <laughs> <laughs> 他说：“我告诉你，玩到最后，我就是守着我这些东西。我吃了一辈子女人的苦，他女人太烦人了，就是他不听话。 <laughs> 为什么要听话？听是听你说话就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听话？就是 follow 呃规矩。你的听话，我觉得第一个是满足男人的权威嘛。另外另外一个解释说，听你说话等于是包容你，因为男人出去冲出去闯，很容易受伤。” 或者说自以为受伤了，啊，他努要找。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